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欢迎大明星啊，又来了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袁立来我们这儿不白来啊，我给我给你宣传啊，啊，就是最近袁立演了这个宋庆龄了啊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哎，徐老师还觉得很像，真的，对对，无想吧，应该想对吧？应该想。哎，你这上海话哪学的？在杭州人嘛，我杭州人嘛，杭，那怎么就是会上？我爸爸是上海人。哦，我是混血。 你混到哪儿了？ <laughs> 上海、杭州的混血，混的混的 <laughs> 被加薪，快见了吧？上海，我是石家庄和保定的混血。 <laughs> 哎，这个混血成白洋淀，还真优秀哈！这杭杭州美女。哎，我有一次去法国，一个法国人说，哎，你是不是 half Chinese half French？当然，我崇洋媚外的这个心一下被调动起来，我说是的。为什么？ 能看出他这个 <laughs> 那个法国人想象他们法国人美，他们可能觉得他鼻他的鼻子比较挺嘛。但我觉得他是典型的东方美啊。啊，真的哎，对呀，不管他就美就好了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<laughs> 所以呢，丑牙美外，还有光宣传这个还不够，还宣传呢。那微博现在咱们这个袁立的这个微博生活呀，那是过得有滋有味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是你的刘春把我带进去的，是吗？刘春是我们这一人，然后呢，一人。哎哎，嘿，你瞧，哎。 你徐老师，你瞧我这手机，咱也粉一个是吧？这是我们组的小蜜蜂的这个手机啊，我给大家宣传一下。但是我觉得你给我提出了一个话题，呃，特别适合徐老师来谈，什么意思？呃，这个他这段微博呀被转发很多，对吧？我念一下，你看他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看男人，他看到了什么啊？袁立在四月十四号。 夜里二十二点的时候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外吃饭。对。然后呢？你看吓成这样， <laughs>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？在外吃饭，去洗手间，路过一溜的包间，侧眼望去，哎，这是作家的观察呀。侧眼望去，每个房里都是中年男人，中间插花的坐着一些青年女子。坐，写错了啊，写成座位的坐了。真的吗？动词的坐没这个广字。OK。中间插花的坐着一些青年女子，看来。 酒兴已至，欢乐之极。你看，你猜袁立在想什么？袁立说：“我就在想啊，此刻这些男人的妻儿 <laughs> 是否在家孤单吃饭呢？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。我们必须适应，否则太不合群儿。 <laughs> ”你念的跟我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。怎么讲？我觉得是应该是念的是渐渐渐渐渐渐淡弱啊啊。 是一种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一种现在的状态，是一种很作为妻儿来说是比较难过的状态，因为不可以不可以跟着这个丈夫去这种社交场合，丈夫也不会带老婆，他一定我看到过一个男的，他的手机里面全是美女美女美女，美女是干嘛用的呢？吃饭的时候叫的，他肯定不会带老婆，他一定会带美女，对吧？ 所以所有的老婆和孩子，只是有责任心的。礼拜六、礼拜天是家庭日。嗯。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我问了很多人。这还得上海男人才做得到是吗？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在外面吃饭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菩萨心肠啊，你看他这个思维，就是你肯定不会抢别人老公。我不会，我觉得我要。你看他看见这个一个吃饭的无关的各个包间的男人，他都能想他们的妻儿。 你说是吧？啊！我会觉得，呃，这样相比之下，我觉得外国的男人，也许我这样讲要被扔砖头了。 <laughs> 我觉得好像有责任心一点，他会他会跟他的小朋友一起去户外的运动，然后有一个 holiday 是属于家庭的。然后六点以后，我觉得你你有足够的勇气，男人应该关手机。六点以后是我的家庭时间。 这是我非常隐私的时间。那六点以前呢？ <laughs> 是我的上班时间。我公上班时间。那就没时间了。怎么没时间了？你下班以后，你就要回到家跟你的家庭过日子啊，吃一起吃饭。哦，你这个时候是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啊、聊天啊，把美女们都叫来啊，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呀？我觉得这哪叫是家庭啊？所以我觉得那样的男人是没有责任心，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现在的现状，好像做生意这个圈子里的人，好像似。乎。 如果说你六点以后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局，你就会被这个社会 out，然后感觉大家都有恐慌感，所以一定要融到这个圈子里去。同样的情况，如果在日本的话呢，他也是做生意的男人呢，晚上是不回家的。他那个不仅是做生意的，就算你是工作的男的，你这个叫下应，就社员。不，我我你这样听，你先听我说完，叫社员。 那个副领导叫夏邱，就社长。社长，哎，社的嘛， <laughs> 就他们就株式会社嘛。嗯。然后那些男的呢，要是下班以后，社长不不叫你去喝酒，说明你在单位里的工作就做得不好了，说明你开始失势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早早回家的话，老婆是很看不起你的。嗯。就你一定在外面跟，但是他们不加花的那些女人。 他们没有，通常就是男人一起喝酒，喝得很厉害。他加花的那种是另外一种型，那就纯粹是老板，那范围小得多。你到银座去，看到很多楼上有很多彩色的灯啊，黛玉啊，银银联呐，什么柳柳青啊写的中文的，那些就是有钱的老板，他会有女人陪他们喝酒。但是那个跟你刚才讲描写的中国那么普及的卡拉 OK 的这种这种社交的场合。 情况不一样。你看，你说尤其是生意人哈，我就不由得想起啊，这个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呃，侯孝贤导演还拍过那个电影。你看他表现的就是，呃，晚清吧，民国的时候，在上海，其实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男人，倒不见得 <laughs> 非得是那种文人啊。做生意的男人，你看他们是一种，就像像中国古代那种家庭模式，老婆是在家里的，对吧？这也是这也是这个叫铁打的营盘呐，铁打的营盘，对吧？ 但是呢，这个落花流水的事情啊，他出去应酬叫长三堂子嘛。那么长三堂子，那么咱们这那个算不算是色情业也很难说。我觉得啊，它文化不一样。你比如这个所谓长三堂子，他就是就是叫局，就是发局票。比如说呢，呃，那个时候就等于是青楼女子了，青楼女子。 他在陪着这些生意人，这些生意人的夜里就这么度过。比如说呢，哎，我到原不是你你不是就是说我到 <laughs> 他这家，你叫我吧， <laughs> 你你说不定将来会演这种角色。我像吗？ 哎，那是上次《海上花》就是李嘉欣啊、 <laughs> 刘嘉玲他们演的，那个男的就是梁朝伟演的嘛，对，侯侯孝贤导演的，朱天心编剧，阿诚做顾问，那个戏拍的很好的。对，《长山堂子》是一种高，那个张爱玲小说都有写过，那是上海，就是呃，你知道四马路是福州路嘛，书店跟妓院最多，一大马路就是南京路嘛，他在二马路跟三马路是一种比较高级的。我觉得男的跑去很累的，就是唱的。 就是花很多钱叫女的唱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滔滔不绝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很兴奋，然后你们站在一种可以享受这种这种这种游戏的一种兴奋。那那个时候是男人在外面工作，女人是不工作的，女人是依附于男人的。那现在来说，男女都在外面工作，有的时候女人也很强，赚的也不少。那请问你们在外面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干嘛呢？女的大部分在不讲的很深刻。不，女的也有可能开这样的饭店。 开，嗯，我我，我要是他不信的话，他的子女在陪人家喝酒。啊， <laughs> 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应该的说吧，这个女性出去溜去的少，对吧？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场所，好比说在南部沿海，嗯，我就知道有一些个报道嘛，比如说香港那边很多啊，就是这个富婆呀，嗯，晚上老公不是在外边玩嘛，甚至什么就是，那我想问，老公允许吗？ 我是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老公是知道不知道的。那么她也是找婚姻还有什呃俗称这个什么小鸭子嘛什么的，她也会找啊，就是也很辛苦的那个小鸭子。日本的情况是这样，就是女的不都在家里，男的不都在喝酒吗？我刚才不是讲了？那女的是不工作的，对吗？呃，也不一定，白天也也工作，但晚上的时候男的在家里，我不是刚才讲了？如果你不在那里喝酒，女的还看不起你吗？以前的女的就守在家里，现在不了，现在女的就结团出去旅行。 现在日本的旅行团，你可以，你常常会看到男的导游后面一串全部是中年妇女，就是那些老公在那里喝酒。我刚才话没讲完呢。那如果是美国是倒过来的情况，美国呢，你要是男的在外面玩，晚上在外面玩，女的就非常看你不起。就是说，你如果回来说我老板有应酬，我得陪着。这个跟这个，我在美国上过课，日本学生跟美国学生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大。有一个日文词叫给力义理啊。 你什么叫给力？就是说，就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新婚的时候，那个新郎在陪下，就是社长在喝酒。 那个日本人给力嘛，不是给力，毅 <laughs> 毅力啊，毅力毅力啊！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日本的女人就得支持这个男的，在陪社长，在喝酒，就好像中国人一样说陪领导。我我我我，今天我们局长今天晚上临时开会加班，我在这里，那老婆肯定在那里说，那你在那里加班，只要他真的是在加班，哪怕在卡拉 OK 加班，他也没办法，那个老婆也支持。可是美国人就不同，美国的女学生啊，马上站起来说：“这刚刚结婚，这个什么社长啊，这个什么老板啊？” 怎么可以不让我的老公回来啊？嗯嗯嗯，他们的文化是真不一样。但是你只看到这个事情的一方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西方，如果这个老公在外面卡拉 OK 这样，年轻女子陪他喝酒，跟这个老婆的关系，他们很快就要散了。 那个男的，一欢喜上外面的人，哪怕不是欢喜，哪怕是一夜情，他这个老婆关系就得断。而中国人是不断。是是是，我是听说美国那女的那是不原谅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觉得你看到事情的一太严格了，太严格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呀，这袁立啊，为天下妻儿们在操心，对吧？ <laughs> 哎，我觉得我今天坐在这里，我觉得是跟是两股势力在斗争。对，嗯，你们代表的是一种势力，对，你们沾沾自喜，你们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解脱之路，你们给自己找了 N 个理由。我们从古代开始就是这样。我没说古代是好的，那是腐朽的。嗯，我们日本也是这样的旧社会。日本，然后你是因为觉得那是美国人的文化。 啊，跟中国人没有关系，我们是亚洲文化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们的前面的讲的，我听出来是这个意思。呃，你愿意这么想，我们 <laughs> 那那你那你什么意思呢？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人要准备结婚了，我们有了孩子，我觉得大家都要为这个家负责任，对吧？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和这个太太永远是在家里自己吃饭，孩子永远是这个太太在在教育，那这个这个家庭，我觉得这个父亲在干什么呢？啊。 父亲的榜样是什么呢？给孩子就造成了一个晚上是永远是夜不归宿，永远是喝了很多酒回来。你讲的也有道理，呃，但是呢有两种情况啊，一种情况这男的就是出去乱来，对吧？这当然你觉得不可取。但是呢，还有一种情况，你刚才也提到啊，这文化，你比如说现在不吃饭、不喝酒，甚至不唱 K。 生意也难做呀，生意也难。你知道有一次啊，这个一个一个女演员就说，就就就说了，她说：“你看，我对吧？就什么人约我制片人，什么约我去谈戏。她说我从来不会去夜总会，我不会去卡拉 OK。她说你要真正是拍电影拍戏，为什么不在办公室谈？为什么要到那里谈？”我就说：“那你是大明星啊，对吗？”有些人他那很多刚出道的小女孩子就必须去，是不是得去呢？ 嗯，你这是而且站在女的的立场呢，你要是男的白天像比尔盖茨这样做赚大钱，晚上还回来抱小孩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可是现在中国女人所面临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她的实际的情况选择是怎么样的？也可能你的男的天天回来对你很好，对家里做的很好，可是他就是一个小职员。但另外一种情况呢，这个男的在外面奋斗。 他一步步在上升， <laughs> 他在赚钱，在夜总会里奋斗。哎，他不管用什么方法， <laughs> 哎，但是这种女的，这时候女的就真的有很多女的就是这样想。他阿 Q 也好，他真的也好，他有时候就觉得。可是，可是你不觉得你你们的岁月就是这么一点？白天也奋斗，晚上也奋斗。请问你们什么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呢？可是我觉得奋斗是为了生活。嗯嗯，他讲的他讲的真是很对。所以我觉得。 而且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，而且呢，这个挺洋派。你说实在的，这个事情啊，我就觉得这个里头有一种潜规则在里面。什么叫潜规则？你看，你刚才也讲到，它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？你比如说中国古代这个潜规则，你刚才也提到，那女人是可以不挣钱的，对吧？男人是要养家的，似乎呢，而且养一辈子。对，包括今天也在有些人讲了，说是你比如过去男人要这个 gentleman，gentleman 这种东西是当什么什么什么。 呃，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时代呢，你看啊，这个男人表现出这么一个态度，也有些人说呢，实际上是女人弱势的一种表现。所以，lady first，哎哎，lady first 是是一种把你当成金丝鸟啊，还是金丝雀呀？有这样的一种呃表现。但是你比如说，呃，又有人发牢骚，因为在中国很多单位里，像你这样的女的挺强势的。 你知道吗？有些男的像我们男主持人，有时候就觉得，咱们同工同酬啊。可是，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们还守着过去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在一些事情上，我们愿意让着女的。可是，实际上你们工资也不比我们少，你们才能还比我们高。这玩意儿，这男的就彻底被打败啊！凤凰阴盛阳衰啊！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不不仅是社会阶层有差别，地域都有差别。比方我从上海到香港、广东哈。 这个差别就非常明显，在上海哈，他讲那个态度是非常容易。上海的女的哈，嗯，你男的晚上帮我买小笼包子去得有份，你还想出去卡拉 OK 混，绝对不让你的。所以上海的男的没这个力量，可以到了广东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一个认识的朋友吃饭嘛，吃完饭我要到超级市场去买几节电池，那个女的，广东的女的就说你别去，我帮你去买。她说你穿那个西装到超级市场不好看。 明白吧？就是说，女的对男的哈有这么一种形象，就是说，你你们应该是做大事情，你们应该做生意，你不应该在家里婆婆妈妈。去超级市场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你是女强人，你体会不到。我不是女强人，我觉得说，我也会很看不惯。有些时候在路上，比如说，我看一个男的替女的拿包，我会觉得这个女人马夹袋拿了一个马夹袋，马夹袋嘛，就是这个女士的包，这个男人男人在拎着，我会觉得这个女人比较的这个。 比较的不太知道给男人面子，其实我觉得在路上你还是女人，女人拿包比较好。我觉得女人要尊重男人是应该的，男人是应该被用来尊重的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休闲的时间，你应该过家庭日、家庭时间就应该这样的时候，你你不能白天也工作，晚上也工作，那你们的日子在哪里体现出来过呢？难道是真的是前面前半辈子奋斗，六十岁以后两个人手牵手才能过吗？ 那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老去了，还过什么呢？哎，他说的也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看，咱当然我也不了解美国哈，但是感觉西方他那一套吧，他是西方不行。你晚上这样，如果你老板，你你你你跟一个职员说晚上还陪我哈，那个那个职员理直气壮的说我要陪我太太，对，陪太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美国人的价值观是。 My family 就是我的小孩，我要陪小孩，今天有棒球比赛，没错，我在单位里我就理直气壮可以请假。你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在中国的公司里，下面的职员跟老板说我要陪小孩有一个篮球比赛，老板才不当你一回事呢。对，美国人其实他的家庭这个核心呢，难道我的能力不是说是我立足这个公司的本领，而是说我要拍马屁陪你去喝酒才是我可以在这公司做下去？但在中国的现实你不知道，现在你在中国你不喝酒不不在这样的场合，出现，很多事情做不了。我觉得也不一定。 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对这个公司有用，绝对不会因为你不喝酒我就不要你，绝对不是。就是，所以有一句话就，我们晚上不不想睡觉，是因为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；我们白天不能起来，是因为没有勇气开始这一天。 <laughs> 再再再再再说一遍，这这句话很经典。我们晚上不能睡去，要很晚才睡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，舍不得睡。哎，没有勇气，一定要在外面喝酒啊，有蜜啊，对吧？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三点了，实在是没地儿去，说不过去了，再不睡，嗯，才去睡觉。我们没有勇。 气结束这一下一句呢？我们早上起不来，是因为没有勇气开始这一天。 <laughs> 我跟你讲，他说的靠谱，就是什么呢？ <laughs> 有一部分是工作原因啊，有一部分有没有勇气去解决？部分呢，实际就是我好心。我跟你讲，薛老师， <laughs> 你就一直在心虚的狡辩，其实实际上就是欲望的没有节制，有一部分就是贪玩。 贪色，你看嘛，呃，贪酒、贪杯，就是中国的这个这个男性，我不知道，像美国啊，其实他还挺怎么说呢，清教徒还是什么？他呀选定了一个家庭，要不你不好就离婚，只要没离婚，我们就出双入对，我们周末在一起，什么 party 两口子一起去。对，中国人呢是这种，老婆呀是不能动的啊，就在家里窝着，但是要稳定。可是呢，无止无休的这个欲望啊，他还不知道节制，就所以呢。 就会哎，我现在就经常有这种感觉啊，就是说年过四十啊，我自己就觉得我的欲望，我的欲火还在燃烧，我的欲望仍然无限。可是我已经感觉到，你生活已经进入了还债。还债。呃，父母亲的身体也就出问题了，这个家里各个方面，包括你的工作，你的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啊，甚至是这个身体啊，四十岁之后就在发胖。嗯。于是你不得不更多的运动，嗯嗯，节食。 我就觉得就在变成在吃苦练，在吃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你干点什么事儿产生的代价，跟年轻人没法比。所以说，我也确实是觉得，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欲火还在燃烧， <laughs> 这这这是 <laughs> 嗨啊！跟袁立说着了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啊，袁立以至于要发出要找外国？谁说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哎，放广告的时候不是说的吗？ <laughs> 我跟你说，外国男人也不一定靠谱。我听一个一个一个女主持跟我讲过，就跟跟跟跟外国人好啊。我跟你说，中国人嘛，又有特有的这个情义结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冤家呀，你别看这不这玩儿中国人，弄来腻来腻去哈，但是好像少这个调调啊，也不好。 你像他这个这个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女朋友就给我讲，要跟外国男朋友哈，你看你撒个娇是吧？他就说，哎，两个人在楼上，那女的说，如果我要从这个楼上跳下去，你会怎么样？这个外国人就说，哦，那我会很这个 upset。 <laughs> 中国这个 upset 什么意思？伤心，伤心。这中国这女的觉得不满足，你知道吗？ 说我跳下去，你觉得这是这是文化差异， <laughs> 这是发嗲搞错了对象。中国人希望听到什么？出去男人，男人，希望听到你像我就会说，我也跳下去。 <laughs> 你这个好像是他牌那个里边学来的吧？一张把一张。 <laughs> 不过呃，中国呃男的的一个区别是，外国的男的把你当恋人，那你始终是恋人；中国的男人呢，开始把你当恋人，然后一旦跟你好了以后，就把你当家人。 把你当亲人，嗯，这个是外国男人做不到的。外国男人到了，就算结婚了好多年了，他你还不是他的亲人，他还是还是恋人，两个恋人一旦完了就完了。中国人呢，恋人的东西有点完了，但是亲人的东西接上去。中国人的家庭能够维系整个社会的维系，他后面是以现代标准来看是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他也有他的痕迹。你喜欢那种吗？两个人亲情一辈子。 白发苍苍的时候，共同看着夕阳，喜欢这个调调吗？不喜欢，这这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果啊！难道喜欢一个人白发苍苍的？但但袁立的意思就是，我中间一路也得这样。 <laughs> 呃，就是一直是谈恋爱的感觉呢，还是说慢慢就过成这种呃一家子，就是夫妻俩，就像中国这种，就咱们父母辈的这种吵吵闹闹，呃，但是呢，也是永不分开，互相依赖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你觉得不好吗？ 其实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。我在我父母身上就体会到，就是说，你说是吵架一辈子哈，可是实际上是互相关心。他可能是打是亲，骂是爱的。说你出去，你怎么不穿这个衣？穿穿这个出去，冻着了怎么办呢？是吧？是，你这个也是一种狠。西方人的性生活是一段一段的，整个人生就是一段一段，切了就切了。中国人他是延续。卡拉 OK 是里边不好的部分。卡拉 OK 啊。 <laughs> 但是真的是是吧？这个呃，袁丽每个包间看过一次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